D 一百，D 币讲真话，谈公义，好连民，只关心着大声台，滚声于于民。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大力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完全呃漠视咗中央喺宪制上嘅权责，或者甚至排斥中央喺呢件事上嘅权力咧，系会令到我哋喺呢个民主进程里边想行呢一大步咧，系有困难嘅。但系民意咧，如果做得准确咧，就有呢个作用。

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 和房屋，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香港回归后，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的正当经济利益。 将受到法律保护。我希望世界上一切在香港有投资和贸易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继续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努力。香港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 也是从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我相信，有全国人民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Britain learnt long ago that Hong Kong people know best what is good for Hong Kong. We have no doubt that Hong Kong people can run Hong Kong, as the Joint Declaration promises, and that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is the key to Hong Kong's continued success.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on Hong Kong today.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大力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 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香港回归后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 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的正当经济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我希望世界上一切在香港。 有投资和贸易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继续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努力。香港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香港今日的繁荣，归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创造的，也是从祖国内地的发展和支持分不开的。我相信。

We have no doubt that Hong Kong people can run Hong Kong, as the joint declaration promises, and that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is the key to Hong Kong's continued success.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on Hong Kong today. I wish you all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and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大力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